我们现在所大家所在市面上大家听到的所有的东西哈，啊，我们最常见 g r o w o s a m i n g g r o w t s a m i n 啊，我们的维谷粒维谷粒是一个商品的名字啊，就是说这名字商商品的名字叫维谷粒。那事实上，里面的成分就 g r o w o s a m i n 这种东西哈，然后还有大家一定听过胶原蛋白，哎，听过啊，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些东西，听过啊，玻尿酸，哎，听过啊，这些东西，那各式各样的。 很多东西，那里面的这些东西，我们就归全不管它，它是在在哪一个，它就归纳就在这个细胞的这些尖质里面的成分。啊，这些成分呢，它也会随着年纪啊，甚至有些是外伤啊，有些一些创伤哈那东西，会造成这些的尖质的含量会改变。当所谓改变的一定变少啊，不可能会变多啊， <laughs> 一定变少。尤其是我们现在提到的一根跟退化有关系的话，那。 一方面，我们刚刚提到，细胞的活性会变差，这没办法改变啊，我们没办法改变，这是上帝安排的，老化了啊，就是老化。那这些兼职呢，它会随着这些老化的这些细胞产生的量呢，它也会减少，这我们可能也没办法改变太多。可是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什么东西缺什么补什么，这是对的嘛？我认为，我我个人很。 认为这一定是对的，西方医学不是也是如此吗？你的抽血，我们做了一堆的检查，发觉，哎，你血钙偏低，你就我们当然是要除了要找原因以外，你就是要补充钙嘛，对不对？你当我我所谓血钙是指可能一些某方面的疾病了，跟骨质疏松关系不大，骨质的问题的话那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哈，而且骨质疏松呢，血钙并不大会改变哈，不会改变，OK。 那你血钠，你钠离子过高，那我们想办法要把钠离子要给它拿出来嘛。所以你缺什么东西，或你多了什么东西，我们要想办法达到一个平衡。所以就也就是说，西我们在西方这些西方的医学，不外乎就是用一个更定性或定量的方式，我能够知道你是缺什么东西，然后我知道你缺少多少东西，我要给你做一些进行调整，不是这样子吗？当然是这样子啊。啊，我们当。 在中医方面来看，啊，那老祖宗更一定也是这样，缺什么补什么，不是吃吃什么东西补什么东西，不是，也就是这种概念哈。当然，用实证医学的角度来看，哈，我们所谓实证医学就是说，我们当时证医学分很多等级哈，有 level one、level five 啊，这种东西哈，那。 越是精确的这种，越是高档，就是精确的所谓的实证的医学啊，它一定要经过反复的一些实验，好，反复的一些检验，然后来那个证实说这个东西对我们人体的帮助到底是多还是少。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科学的方法。但是我们做任何，就医学是这样的哈，你我只要讲一件任何医学的东西，例如说 <coughs> 最常见的血压。 啊，我们血压是否要做一个正常的一个保护？就是说现在甚至美国那个心脏病医学会还把血高血压的这个条件放得更严格啊，更为严格，这不对不对？他认为你这个东西血压不要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你就一定要用药物来做治疗，这样态度也是一定完全正确吗？我跟你讲哈，任何东西你只要讲一件我们医学的东西，你讲有人支持这件事情，那你可以绝对。 保证也可以找到反方面的一个文章，也可以证实你的做法可能是错误的。那但让我们就觉产生很多的一些疑虑了哈。我们这到底我们做要听谁的啊？要听谁的？所以事实上没有一种的医学的东西，它是一个绝对百分之一百。也就是说，如果说只有一种方式是对的话，那我们的医学就只有一条路啊。例如说，我们开刀。 我们做人工关节啊，只有这个方法，那所有东西都别做了，就只有做人工关节才是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都是对的吗？当当然不对，哈啊，包含现在太多了哈，太多的那个一些等于说是新闻吧，哈，就说我们在门诊的诊间有很多病患也会来问哈啊，听说某某关节的退化就是某一个问题所产生的。 然后要去找某一位医师啊，啊来去做，啊来做这某方面的一个治疗。那所有的问题都归纳于这个一个问题，然后他就可以来解决所有关节退化的问题。那 <clears throat> 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有些病患当面跟我们提到这些问题哈。那一开始哈，其实这种这种病患很多，那代表说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可是他们所知道的东西就是。 就认为说，只有一个方式能够解决他所有的问题哈。这个问题其实这都是， <tsk> 这有时候临床做久了哈，会发觉很多很奇怪的一些现象。那你也，那你我们这种，我们也不可能去改变某些方面的一些做法嘛。我光是讲到这个给付这种维骨力这个事情啊，也是如此哈。那早期哈，早期哈，我们如果站在。 医疗健保的这种概念来看的话，哈，你我们最早我记得我当实习医师的时候，我们的健保刚刚成立的时候，我记得还那个挺立啊，这种像维他命这种东西，它健保还给付嘞啊。后来就站在所谓的，如果是预防医学的，那预防医学的这种东西，你看哈，你要预防。 你要保健，OK，那可能自自费，那 OK。但事实上有很多的药物到最后，哎，也都是被删除掉了哈。例如最大家最常见的都胃药，啊，认为你胃药吃这个都胃素的药没有用啊，胃没有用。那现在又动到所谓的维骨力这一块哈。嗯，那为什么病患在门诊会抱怨呢？那如果说没效，他就不会抱怨了，对不对？那就是他认为会有效啊。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那所有软骨的这些里面的成分，它都是经过不断的研究、寻找，找到我们的软骨里面的一些某些的成分。当然，葡萄糖胺这是很早就发现了，三四十年就就发现了。那现在还还有比较更热门的，就大家听到所谓的一些胶原蛋白的一些形成。那胶原蛋白是有有二十几种胶原蛋白啊，多种就能，所以我们就单就一项。 来做，就今天我做研究，我发现第二类型的胶原蛋白，然后我觉得，哎，这第二类型的胶原蛋白对我们的软骨会有一些帮助，啊，它就在软骨的形成的过程当中，第二类型的胶原蛋白它可以提供一个稳固的一个结构，让我们的软骨的健康度会更好。OK，好，那我们就研发、制造、找到这一类的东西，给它商品化。 你认为这个会有效？因为我在做实验研究的时候，我觉得对某些的成分的确会有些帮助。但是我就讲，实证医学一定可以，他就可以找到另外一批的相反的意见。他认为说这个东西效果并没有临床上想象的这么好啊，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哈，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或者说，因为任何的治疗它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我们临床上一个最有名的一个手术哈，叫做拇指外翻手术。 拇指外翻手术，你可以去翻阅书本，还将近有一百种的手术的方式。就一本书介绍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手术方式，那这个这这意思代表什么？代表每一种手术能够完全解决这同一个方式啊。所以同样的，我们的软骨里面的成分有这么多种，你有可能还有百分之九十的东西还没找到。那软骨的。 健康它一定是所有的东西合到一块，你没有办法用单一的成分来去解决你所有软骨退化的一些问题。我相信这是大家都能够广为接受的哈。但是因为就是因为如此，所以你就要认为说这样子原始的一种治疗的方式，对我们的关节的退化是无效的。啊啊，你你当你可以拿出拿出国外的这些。 医学的一些研究哈，就是更有名的是《新英格兰杂志》啊，那些东西我可以证实说啊，效果不彰，效果不好，OK，就给它取消掉了。其实我认为哈，你讲了很多的理由，其实没有关系，反正结论就是我们的鉴宝的费用就是不够了啊。我们我们国家又不像其他国家往下挖可以挖到石油，对不对？我们挖不到石油嘛，所以我们的鉴宝的给付的金额就是没有那么多。其实这结。 真实的状况，我认为应该就是这样子，啊，只是说，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一类的治疗。如果说不给付，那没有关系，这是这是政策哈，这是政策。你觉得效果不好或是怎么样，但是一定还是有好的效果嘛，啊。但是问这政策没关系，但是我认为哈，不应该去否认这方面的治疗。已经治疗这么久了，那前面我们全部都是做白工，那。 同样的道理，但一定也会有一群的有某一些的，甚至我们的老师辈啊，我们的老师辈或者有些的医医学医学会，他会认为这样子的效果的治疗不是很好，但是相反的，一定也可以找到某方面的治治疗可以支持这方面的一些效果啊，就像。 这一类的叫欧洲跟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两个的差异啊。美国会认为这一类的是属于食品，那欧洲它是属于药品，它属于药品。所以这一类的治疗的方式事实上差异性很大啊。我我我刚前面这一段我只是提到说，这样的治疗方式我们真的要用一种一切为二，有效没效这样来看吗？ 我刚刚前面这一段是提到这点，我想下一段我就还真的还提到我们的软骨里面的成分，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的去保护它，可能会比较正面积极一点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听大家的口音哈。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网课节目，我是北投振兴复健学中心骨科医师朱一莲。呃， <laughs> 我们上一段讲了很多的其他的，就那我想这一段我直接就提到哈，我们软骨的老化哈，软骨软骨一定会老化，人也一定会老化，这我们没办法，对不对？软骨老化除了应该除了它受伤以外，我们受伤包含就是创伤嘛，啊，车祸、跌倒、撞到、感染、细菌感染啊。 过度使用就是承受一些很粗重的一些工作活动，喜欢跑步啊、跳舞啊，每天的活动过度的操练，啊，这些是属于人物，等于说是一种人为的，我们人人为过度的一些使用，造成我们的软骨的提早的一些破坏，那个是细胞的直接破坏掉，尤其是创伤，那就是很麻烦了。呃，我最近几个。 几个案例，那个都是很我很起来，就是最近好几个都很严重的一些关节，都膝关节跟脚踝关节很厉害的一个受伤，那开进去整个软骨啊、都整个都是解，就是几乎就解散，好就解散掉了。那个你想办法要兜起来哈，其实都是很困难。那这个软骨一旦受伤，就是就没办法，就无没有办法回头，因为因为软骨无法再生，就这么一件事情哈，软骨无法再生，我们的骨头断掉，那。 打断手脚等痘用哈，这是真的是这样的，因为骨头断掉，它骨头会再生，你只要给它一个好的环境，骨头会生长，生长的会跟正常的一样，会一模一样的骨头哈。甚至有我们都叫致命骨，致命骨有时候会更厚，会会更厚哈，但更厚不见得是好事情哈。不管那至少说它是一样的，可是软骨就不是如此，软骨一旦受伤还有就无法恢复哈。所以我刚讲软骨，除了我们刚才造成的这些原人为造成的原因之外，那。 最大众其实还是就是就是老化的一个问题啊，老化。我们的软骨之前我都一直有提过，我们的软骨事实上已经是最好的，上帝给我们最好的一个东西。你想想看，世界上什么东西可以用耐用度会用那么久？软骨。那人类的寿命现在可以到八十八十多岁，那日日本或有些欧洲瑞士那种国家可以活到八十五岁以上的。 太好的机器了啊！就是人体，人体是最好的机器。那软骨也是一样，软骨每天让你走五千步、七千步，甚至有人家走一万步，一万步的东西一直那么摩擦，摩擦个六十年、七十年，这是很了不起的基因工程哈，你很了不起。那平均就是六十年左右，关节软骨就开始慢慢、慢慢就开始磨损。我刚刚有提过，软骨的磨损就是两个哈，一个是软骨细胞本身的一个变化。 但我们没办法，那细胞的量，它慢慢慢慢，这功能越来越差，这自然的嘛，哈。一定功能就包含我们的肌肉、骨骼细胞也是一样，骨质疏松、肌肉强度、肌力减少，软骨及那个细胞的活性变差，这没办法改变。但是就制造产生出来的这些养营养这些细胞的这些坚持呢，它的量。 也是因为会随着这些细胞的量减少以外，以后呢，它这些量也会减少，所以我个人一直会坚信认为，我们缺少的东西我们要补充进去，这是对的哈，这是对的哈。那主要细胞老化的哈，它的老化了以后，它就产生这些兼职的这些能力就会变差。 其中一个最有名的东西叫做糖蛋白，大家应该听过哈。我们胶原蛋白听过，糖蛋白听过啊。可能啊，糖蛋白里面是什么？葡萄糖胺、玻尿酸听过，呃，都听过。软骨素听过，听过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糖蛋白的一种结构。所以，细胞的老化造成制造这些东西的能力它也会变差。因为我们要知道，糖蛋白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东西哈，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分子量，它。 彼此之间产生一些排，它是有带电荷的。我们人体是有带电荷，就是达到平衡，正电、负电达到平衡。但是软骨本身里面的这些糖蛋白呢，它是一个很大聚合的一种负电压、负电，所以它彼此是互相排斥。那这些排斥的细胞组在一块，就产生很大的什么？很大的张力，它有一个 tension 在那个位置。 所以，如果你没有给他像我们，我们不是常常讲软骨要健康，基本上它是必须要活动。第一个，它要活动；第二个，它要承受一定程度的一些压力。所谓压力，就就是要走路。所以正常的情况下的走路，跟正常情况下的活动，对软骨反而是健康的。有些人说怕关节退化，那我就躺在床上，我再也不动。其实这这反而不不对啊！这些软骨反而因为你没有这些电流，因为你要给它压力，这些。 压力了以后，这些软这些软骨细胞就是糖蛋白呢，它会有一些张力。有张力的话，它负压负电压会越来越强。它负压电压强，因为要达到平衡嘛，对我们电荷一定要平衡，所以它就会吸引到什么正电流会过来，所以跑到我们的关节里面的正电流，所以就有正电流负电流产生什么生物活性的一种电流的交换，哎。 它就会刺激我们这些细胞再产生这些多的一些营养产生出来，所以这就一以这个整个的理论，好叫 biomaterial 的这种 electric current，它就是刺激我们的软骨的这些再生或者软骨的一些活性。这种理论就是造成我们的软骨现在要做成一些保护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的一个基础，所以。 你缺少的东西， <laughs> 我就回到这个，我就认为你缺少东西，你就是要补充啊，你就是要补充哈。但是哈，我们我就讲过来哈，我们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你缺少这种东西，不是吗？我刚讲过，我们可能有百分之九十的东西还不知道嘞，对不对？还有百分之九十东西不知道了，所以事实上它是一种多方面的哈。我们不能做所有的东西都单一的，你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只有用单一的方式来解决。 不可以，哈，不是这个样子的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哈，这些软骨里面的东西，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哈，这些软骨，你想想看，我们不是说水分、细胞跟这些间质吗？这细胞的含量减少以后，哎，这些间质的东西相对的也变少，哎，可是整体的东西，假设以外观而看，我们从外观就看你的关节，从外观来看，哎，看起来没什么太大的改变呢。 可是病人为什么会不舒服？因为哈，这些东西一旦减少以后，被什么东西取代，啊，水分就进来了。哎，对，水分就会跑进来。可是这个水分是一个比较不健康的。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应该不知道百分之七十的水分在里面嘛？你水分过多的话，会造成现在这些细胞怎么了？弹性反而会怎么？会软掉，会软掉。哎，所以很多听众，我们再想想看，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名词叫做什么？ 软骨软化有没有听过？听过，好，这这个名称就是针对在初期的关节。我们说 X 光片的诊断还看不出任何的变化，因为我们的关节的退化分几期啊？分四个等级嘛 o b u g Stage 一二三四嘛，哈。通常病人在第一期的时候，病人就会抱怨不舒服，那不舒服的感觉就是酸、无力，蹲下来、站起来使不上力，会就觉得关节就是觉得。 不舒服，他也没有达到很疼痛的那种程度，可他的力量就会变差，会酸。那这个我们说诊断就给他一个叫做关节的软化症啊，听过 c o n t r m a l a n s i 啊，我们甚至叫做髌骨软化。那事实上。 在所有的关节都会如此，我们的关节退化不是说只限于在膝关节，所以大家常常会有观点啊，膝关节不好，所以我们要补充这些葡萄糖胺，不对，事实上它是针对于全身性的一个关节啊，只是说膝关节造成我们的生活上的问题会比较明，而且比较多嘛，腰椎的退化跟膝关节退化，这是两个我们的关节退化是占最大宗的，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以这方面来做一些治疗。 但是话又提到这一点哈，我们所有的东西，这些都是所谓的这些蛋白，我们想补充的哈，这些药物的一些治疗而其实都是蛋白质哈。啊，蛋白质吃进去了以后怎么样？一定经过胃嘛，好，经过胃，胃的分解啊，胃是一个就是咀咀嚼搅拌，然后分解掉，然后只好到十二指肠小肠做进行吸收。但是问题是，这些蛋白质往往进入到胃里面消。 咀嚼消化了以后，哎，它就丧失它的活性，那它的活性，呃，有有文献报告在讲出来，才大家都啊，舌头白痴哈，可能有可能这种会有这种看法哈，因为你百分九十都被吸都被吸收都被消化掉了，你只可能只剩下 ten percent 十到二十 percent 的这种有具有活性的才在你的肠道进行吸收，那真的就这样，包含我们服服用进去的钙质也是如此。 啊，服用钙质，钙质能够吸收百分之三十，也是很好了啊，也是很好。可是就因此你不要做补充吗？那也不对吧？哈，也不对哈。OK，好。所以有很多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方式的治疗，例如说甚至侵入性的治疗。 我直接把你缺少的东西，我直接放到你的关节里面。那最有名的就是打玻尿酸嘛，大家听过吗？听过。那玻尿酸也不晓得 <laughs> 我们的健保给付到什么程度哈，到什么时候哈？也许某一个阶段以后，那个健保财务又反又把这项又给你取消了。我我在可预见将来，我认为这种情况是很可能会发生的哈，因为它一定也可以找到某方面的一些实，它所谓的实证的医学来告诉你，我觉得效果不好。 啊，经过一个会议就把它取消掉了，啊，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啊，有时候对我们而言，哈，我们是真的就是第一线嘛。我们就我们病人就面对我们，因为病人不高兴要骂我们，那我我能说什么呢？像更有更明显的就是我们这个骨质疏松，大家不是常常在提到骨质疏松，我们要做那个预期性的一些保护吗？有，我昨天我礼拜三，我礼拜三门诊我还被一个病人念了。 哎，我就跟他说，哎，这阿姨，阿姨，你现在这个骨质密度，你现在不能再做了，因为你做超过三次了。我们健保的规定，呃，一辈子只能做三次啊，因为女生，而且只能女生哦，男生不行哦。嗯，他就说为什么？一直念，一直念，然后就在听他听他讲，然后讲讲完以后就说，嗯，那你要做吗？他说花钱也要做啊，就是花钱了。OK 啊，所以事实上没办法了哈，我们的一但。 因为医疗的这种这种事情啊，它是随着科学的进步，你是开发国家，你的科学的进步，你自然这些东西都费用一定会增加嘛，哈，一定会增加哈，所以这也是一种自然的结果了哈。但是我会相信啊，这个一定坦白讲了，这个卫福部一定也是站在保护、照顾这个病患的立场。 来做一些其他的决定，我认为一定是这个样子。如果他的心态他不是这个样子来做的话，那根本就不配在在位嘛，在其位哈。所以，那有时候我们就这些政策，政策当然是会随着时间本来会改变，这政策本来就是如此哈。所以我们也尽量的配合，但是也希望说民众能尽量会了解很多的一些治疗哈。我其实我一直在强调，治疗不是只有单一方向的，它是多方面的哈。我们必须要多了解。 多了解治疗，但是绝对不是只有一种治疗方式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尤其是关节退化，那不可能的哈，不可能只有一个方法，你做个关节镜，你的退化就好了啊，没有这回事哈，绝对没有这回事。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接听大家的扣印哈，欢迎跟骨科有相关的问题打电话进来，我们再为大家解答哈，我们的扣印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喊扣节目，我是北投真心复健学液中心骨科医师朱威廉。那接下来我们接听我们的听众扣印，我们的扣印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好，线上有一位林小姐，林小姐您好，你好，嘿，医生您好，请说，我是因为我两年前有那个跌倒哈，它骨折了，是，但是现在哈，怎么到现在哈，还是那个手有时候动哈还会痛。 你是手腕断断掉吗？哈，那个肱骨哦，肱骨，肱骨那里骨折，他现在是骨骨骨头已经好了，但是现在哈，那个上次我去照那个超音波，哦，是他说我那个旋转肌那边有有破洞，嗯，那我是请问你这样哈，肱骨有开刀吗？没有没有没有开刀，OK 好，啊，他就是说有一个有一点破洞。 对，嗯，那我现在是在复健的，是。那我是说，假如我吃一些补筋骨的哈，嗯，有用吗？OK，还是说他要怎么恢复？您今年几岁？呃，超快八十了。八十岁了，OK。嗯，好，我问一个问题，那个洗完衣服、晒衣服的时候，你手可以举得高吗？是可以举，但是有。可以举高。 没有举很高了， <laughs> 但是一个姿势哈，嗯，你假如穿衣服哦这样拉哈，就会痛，会痛。OK，好，我等会告诉哈，好，谢谢你讲哈，好，我们还有一位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是，你好，是，哎，我有我有一个问题想跟你请教，嗯，我母亲啊，今年八十九岁，嗯，那她在八十八岁左右的时候，哎，右大腿腿骨啊开刀，然后又断掉嘛，开刀然后就。 后来得了好了以后啊，出院就得了骨髓炎哇！那骨髓炎以后就开始吃抗，当然也也也就去看看了，以后也有清创，开刀清创两次，然后一一直在吃抗生素。大腿哪里断掉？到现在大腿是哪里断掉？呃，大腿骨中间中断，但是它跌截到，还有在里面加了一个钢板，钢板，那就细菌感染嘛，就得了骨髓炎。那因为这个这个。 抗生素已经吃了一年多了哈，OK。那我不晓得，那那感染科医生他说你要停就停，他说停了有风险，就是说可能还会又又发作，然后又要清创，要开刀清创。那我想跟你钢板拿掉了吗？钢板拿掉了吗？没有，钢板还在里面。是，骨头长好了吗？呃，长是算长好了啦。嗯，那那窦琴，但是没有，现在至少伤口没有流汤流脓哈。 没有没有没有都没有都好 OK 的 OK 好该该怎么办呢哈？哎是是是不好意思啊谢谢您了是哎我先回答一下李先生那个哈我想我们我们骨科哈骨科的说实话了哈骨科的并发症哈并不是太多哈就是或者是说它的可。 危险性比较没有生命上的危险，不像呢心脏血管科，如果假设产生一个并发症，血管挖破了，那那这是会要命的哈。骨科比较少，好骨科相对的比较少，但是骨科如果一旦发生一个并发症，那是会非常非常麻烦的哈， <laughs> 就是感染，因为骨头很骨科是这样的，骨科几乎都是要放内植物，就是我们开刀。 我是讲当时讲开刀了哈，我们开刀骨科要开刀的话，几乎都会植入所谓的内植物，因为我们一定要植入一个东西，比我们现在受伤的东西要来的强韧。骨科就骨头嘛，软骨那些东西嘛，骨头，所以我们一定要植入一个东西，至少要强过于骨头，所以就是最好的东西就是金属啊，就金属。当然，现在有很多其他的各式各样东西，那我们不管。那至少一百多年来，我们就是用金属啊。 这个金属一旦内足，但我们先要了解哈，这个内足是一定是可以植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说不会产生跟我们人体产生一些免疫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我们才能植入嘛，这一定是如此哈。那不锈钢就是其中一个，那不锈钢里面有很多种啊，我们三一六 l 这个东西可以植入人体的，这个是不需要去做任何的怀疑，说啊这是不这个东西是不能植入是不对的哈，这这是一定没有问题的，没有疑虑的哈。但是问题就来了哈，一旦植入到我们身体里面哈。 跟我们人体不会产生反应，没有错，但是它局部的 immune 的那个能力呢，就会变差，会差到多少程度哈？讲出来大家会吓一跳啊！也就是说，我们正常假设一个系，就说它会，我我直接这样讲哈，它的 immune 的能力会差一万倍。 一万倍，好，就是没错，这个数字它就一万倍。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意思是指说，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假设要一万颗细菌，对，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产生感染的现象，一万颗。一，那我们就举例哈，一万颗。可是如果你一旦开过刀，你有放内植物，例如金属、人工关节、骨水泥这些东西，我们做人工要放骨水泥哈，放进去。 人工关节或金属物一旦放进去之后，你只要有一颗细菌，一颗就会造成伤口的感染。然后一旦感染，这个细菌它它哪里不好躲，它就会躲在我们的骨头跟我们内植物的缝隙之间。这个东西根本就血液循环很差的地方，你血液循环很差，这些细菌根本就拿它没办法。 因为我们要吃药、吃抗生素、打抗生素，总是要靠血液把这些东西带过去嘛。那你这个地方血液循环很差，躲在那个里面，你根本就无法、无法杀掉它。所以为什么？就说我们骨、我们骨科在所有开刀房里面的无菌的技术、无菌的操作，外科系有两个科是非常重视无菌的方式，一个就是心脏血管外科，另外一个是骨科。啊，因为。 不得有感染的情况发生，但是再怎么讲不得还是会有。因为我们一般外科手术、骨科的手术，一般感染率是多少？就百分之一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哎，所以你再怎么样，就就整个统计下来的机会，它就是有这么高的机会会发生，所以。 所以一旦发生细菌感染，就非常非常麻烦了哈。所以我相信李先生，你们母亲当时好辛苦，八十八岁开了刀，然后打了钢板，手术完了以后就咚，你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后细菌感染啊。所以当然我说实话了哈，很多因素都可能会造成细菌的感染啊，创伤、开刀，就就很坦白，我们医生的手术的技术、手术的时间，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病患本身的身体的状况。 有没有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有没有在吃什么样的药物？这些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可能只是运气不好发生在妈妈的身上。好，OK，好。那现在发生了以后，当我已经一年了哈，一年了。我临床上我有个病患，他以前他的一个一个老兵哈，老兵他在八二三炮战打伤一个榴弹打到他的小腿，就小腿。 整个都就是炸碎掉了哈，到我的手上已经多少，二三到年，已经三四十年了哈。来看的是看什么？看骨髓炎，好，看骨髓炎。所以他这只脚受伤，跟着他已经跟了二三十年，一直进进出出医院，就是骨髓发炎啊。所以骨髓炎是一个很麻烦的。呃，其实那个感染科医师说不敢不给他吃药，其实就是我们临床上讲的哈，有时候啊。 你可能就用一些抗生素，要让这些菌种哈跟这个病患啊就是和平相处。我手边现在就有两个病患，也是做过人工关节，他当我说实话还是外面做过人工关节，结果后来就细菌感染。啊，在我们手上做清创以后呢，就改用抗生素药物。啊，我们有感染指数、叶酸、C R P 啊那些东西，哎，检查以后慢慢慢慢都正常了。可是我不敢停药，因为我们有尝试停药，一停药以后，哎，这感染问题又跑出来了。 所以我又进开的房，再帮他做清创，所以搞了两次以后，他现在康臣说，我那边也给他吃了一年。那病人上个上个礼拜才来拿药，他也还问我说，哎，我这要吃多久？我就你就持续吃吧，就继续吃，就跟他和平相处啊。只有这样子，你的免疫力变差，可能又会这个 infection，就感染的问题又会跑出来，所以就是比较麻烦哈。但是原则上，如果没有，就是我刚问，哎，目前没有再继续有感染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这个抗生素吃了没有对它造成更多的一些伤害的话，可能还真的不敢随便停哦，真的是如此哦。那所以感染是好麻烦哈，感染是我们骨科医师的心中的最痛哈，最痛。我们如果病人有感染，那都是这个病人会跟你好久啊， <laughs> 跟着你很久了，你会很。 你的压力会很大哈，压我说医生的压力会很大哈。好，第一位林小姐提到两年前的骨折，肱骨骨折哈，肱骨骨折是我们骨质疏松造成四个地方骨折最常见。我刚一问，哎，也是八十多岁了哈，四个地方：肱骨、手骨、脊椎还有髋关节。那肱骨是因为我们手去撑地造成肱骨骨折，但你没有开刀，我相信目前应该一一定是完全好了哈，因为因为你甚至手可以有做一些活动。但是骨折所造成的这个旋转肌呢？ 破裂，这大部分都是两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受伤大部分只会针对于一个问题，很少会一个骨折会合并其他的同时发生，因为那力量大部分是一个地方会解解除掉这个所有受力的力量，所以我会认为您的所谓的旋转肌，应该啊应该应该跟骨折也许会有些关联，但是应该关联不是那么直接，但是退化就会造成旋转肌群的破裂，我们上了年纪的旋转肌群破裂几率太高了。 百分之六十的病人几乎都有产生大大小小程度上的旋转肌群的破裂。那旋转肌群破裂就两个，我们我们就很简单讲，两个条件考虑要开刀。第一个就疼痛，我疼痛受不了；第二个活动都受到很明显的限制，啊，对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那可能就考虑要开刀。那旋转肌是这样的，旋转肌是几乎没有办法用保守治疗来，我我所谓保守治疗就是说让这个肌肉来愈合起来是不行。 你要让这个破裂的东西，我现在条件啊是你要让破裂的东西愈合起来。那坦白讲，就是要用手术缝合才可以。你用什么方式的缝合，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是破裂的东西要一定要用手术的方式做缝合，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要缝合。你说你有没有真的有对你的生活造成困扰、疼痛？如果有的话，我们才考虑。 考虑要开刀，但八十几岁，如果对你的生活影响不大的话，其实可以用保守治疗的方式来做。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接天 c a 我们扣 a 专线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安扣节目，我是北投振兴复健中心骨科医师朱一莲。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我们的扣印，线上一位黄妈妈，黄妈妈你好。你好，我两个问题想请教哈。你说。我是第四、第五节哈，也有腰椎。对。 滑脱，嗯，哦，那另外一个问，另外一个问题是，有骨质疏松。那我听，听我医生没有真正跟我讲过了，我是听同学他曾经治疗过，他说一年打一针或者一年打两针的是效果比较好吗？嗯自费的，所以这两个问题，请教您。OK，好，呃，还有位，嗯，付小姐，付小姐您好。 哎，朱医师你好，你好。哎，我是那个中途失明的视障按摩师哈，然后我做按摩概已经十年，那最近呢就发现那个手，我我我手手会麻，那那去就去照，嗯，照 X 光是说医生是说我的第六第六的那个颈椎有点狭窄，所以可能会压到，嗯，对，然后那那个腰椎腰椎是第五。 第五的那个腰椎跟第一荐椎那边好像有椎间盘突出，所以最近是觉得说站，只要我站久，哦，就会觉得双脚会有点麻麻。那那现在那个颈椎是两只手有时候就会麻，那然后有时候洗洗东西的，比如说洗碗的时候，就会不小心好像会，就是嗯，好握东西会觉得比较握不紧，就会突然掉下来。 嗯，那是刚才不是经常，不是经常问的就是你握东西会不会力量会变差？你有吗？哈，有力量变差。你另外一个，你有没有晚上睡觉哇会麻到醒过来哇手要甩手？呃，最近最近才这样哦，最近最近比较那个频率比较频繁。好，那然后脚的问题就是有时候真的站久就会麻。嘿。 那因为我还要工作，所以我想问一下，说这种问题除了做复健，那以后，而且现在我已经五十五岁，开始的骨质也有一点点疏松，在那个边缘我去照过。是是，好，那就这两个问题啊，谢谢你。呃，其实这两位问的问题，其实好像都都都都是类似的哈。那黄妈提到四五腰椎的滑脱哈，我们脊椎我们就两大的问题哈，一个脊椎的。 狭窄，我们就讲退化，我们就讲退化这个问题啊。这狭窄，脊椎狭窄，脊椎的狭窄就会导致我们神经出来的方，其实就是神经的走向。好，神经出来的地方，我们就想象一个门，这个门呢完全打开，正常情况啊，人进出很方便。你想象这个门里面就有一个神经，有个电路通过去。好，现在把这个门呢，要改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个压到我们这个电缆的这个输送的一个速度了。 所以怎么样？速度会变慢，传导时间会延长，会造成什么？那病患的感觉就是他的力量会变差，会产生麻，甚至会无力啊！这就是所谓的脊椎的退化的狭窄。另外一个更麻烦的脊椎狭窄，绝大部分可能也许哈，你说别人我把门打开就好了哈，做一些附件的牵引也许还 OK。但是其实临床上最麻烦的就是所谓的一种退化造成什么滑脱？滑脱就是说上下两个关节呢。 它没有连在同一个方向性，它一个方向改变了。也就是说，你当你在做活动的时候呢，在我们一定要走路吗？对不对？走路活动、逛街买菜啊，过年啦，出去逛街啊。好，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这个脊椎就在那边晃来晃去，上下两个关节不在同一个方向晃动，所以神经因为神经走在我们的脊椎里面嘛，神脊椎柱里面，所以两个在不同的。 协调下的活动，脊椎的神经就会遭受到牵扯，那不得了，脊椎牵扯，那神经一定会受到影响。那一到受到影响，那病人问题又来了，没办法站久，没办法走久，走五分钟、十分钟，一定要找个地方坐下来。为什么？他就要让他不稳定的脊椎得到相对的稳定，他才会哦又舒服了。走一走，哎又不舒服了啊，所以这个问题会其实会，脊椎滑脱相对对病患的困扰是。 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是最多最多的就困扰，也就是说需要考虑开刀的很多都是脊椎滑脱的病人啊，因为他受不了了嘛哈。那脊椎的手术一定都是保守治疗、药物治疗、附件治疗，经过一段时间效果不好，病人受不了了，OK，我们才考虑开刀啊，不要说我们有些候一看第一啊脊椎滑脱啊开刀啊，不要，我们还是要给病人的机会哈，让那病人能够得到充分的了解了以后，因为毕竟。 脊椎的手术还是相对的比较大的一个手术哈，还是要去注意。另外一个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黄妈提到的的骨质疏松打那个治疗的问题哈。现在就就是其实我刚刚提到嘛哈，你看哦，为什么骨质疏松治疗就当做是一个很正确的，那那么过关节退化治疗就觉得是没有必要，这倒是很奇怪哈。 <laughs> 啊，不管它，那骨质疏松的治疗，全世界就是有一定的一个。 等于说这个 SOP 了哈，我们做一些检查，然后我们要做发掘。如果你的骨质真的不好，为什么？你骨质不好会有什么问题？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嗯，如果症状你觉得还 OK，也不会什么问题啊。但是问题是说，他就会怕造成因为骨质疏松造成骨折的情况会发生的几率会变多嘛？哎，刚我，可是你看我现在这样讲，那也会有文献报告，骨折的发生率跟骨质疏松关系不大。啊， <laughs> 那你说怎么办？ 那我们什么治疗都都推翻了啊！什么治疗都推翻，好不管了啦哈。反正就是说，那你要治疗这个骨质疏松，那我们的方式也很多。但现在比较，因为骨质疏松治疗还有分 phase one、一二三哈，建议第一期、第二步跟第三步哈。我们所以一开始的治疗，那原则上除了你钙质的补充、适当的运动，然后维生素 D 的补充，那另外一个就是直接让你的骨头的这个破坏或制造能够增加。 就是这样的，那破坏减少，我们大部分的病人都使用所谓的你刚刚提到的第一一年一针、一年两针或者一年四针就是每一季打一针的，甚至口服的，什么样子的治疗的方式？你看，既然有这么多种，就代表说每一种它都有某些的病患它会适合使用啊，所以原则上就要看病患的适合程度了哈，适合程度。但是我个人会认为。 你刚刚提到的哈，像这宝格丽一年打两针的，像这一类的药物，其实相对的费用会不会那么昂贵？所以如果站在一个预防医学、预防医学、预防医学，就是你要花钱，就这个意思哈。站在一个预防医学的角度来看，我会认为做这样子的治疗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有啊，我就讲，我们也有很多的实证医学可以证实这一类的治疗对我们的骨质甚至骨头的骨折的率。 的降低都会有正面的帮助，啊，只能这样子讲，啊，只能这样。我认为是你做一年两针的，那就是可以做。我个人比较少用一年一针的，因为我个人的经验是，病人使用一年一针的病患。 哇，病人打完针，病人会好不舒服，会很不舒服，所以我比较少用，我比较少，大部分都是用一年两针或者一一剂打一针的药物都有啊。那第二位付小姐，我我认为她当时很辛苦，因为她要做职业的一个按摩的，所以手手腕的活动力一定很多啊。手腕的活动，你手腕活动力很多会造成什么？就手腕隧道症候群。我认为你这个问题可能跟手腕隧道症候群有关系。我会建议你应该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就是。 肌电图的检查，看你不舒服的位置到底是在哪一节，哪一节有问题，我们做哪一节的治疗。啊，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手腕的问题，可能要做减压的手术。另外一个提到第五节第二椎，其实跟我刚刚上一节阶段讲的是腰椎是一样的，只是你的比较下位置，下位置，但是你是可能是狭窄，你并没有提到所谓的滑脱，所以相对的应该做复健跟保守药物治疗会有直接的帮助。 真的，如果受不了，我们才考虑用手术的方式。我觉得你还是跟医生去做一些讨论，可能会更好啊，会更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我是北投振兴复检全中心骨科医师朱连。那我们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啊，再见。